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晋江文学城授权、尹轩剧社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拯救美强惨男二》，作者九月流火。第三百一十二集，张婶存着好奇，看了一眼又一眼，没有立刻离开。她张望间，院门开了。张婶那一瞬间都以为自己看到了仙女，她狠狠掐了自己一把。 发现会痛，竟然不是做梦。洛寒看到张婶知道这就是他们在人间逗留这段时间的邻居了。洛寒含笑点头说：“夫人就是隔壁的住户，夫人好，敢问您贵姓？”张婶结结巴巴的回答：“哦，呃，不敢，您叫我张婶就好。您是？我是洛寒。” 今日新搬到怡宁府，洛寒十分有耐心，即便对着一个普通凡人，声音依然温和礼貌。接下来我们大概会在怡宁府住上一段时日，我们初来乍到，有许多地方不懂，日后就有劳张婶关照了。张婶点头，一脸受宠若惊。张婶委实没想到，有生之年，她竟然真的能看到神仙一般的人物。 这位仙女人长得美，身段高挑，说话也和气，可比张婶曾经见过的美人随和多了。张婶看着面前的神仙女子，再想想那些稍微有点姿色就恨不得鼻孔看人的富商妻妾，心里呸了一声。那些女子怎么配和面前的神仙比？真真是提鞋都不配。张婶看着洛寒，一时不知道该怎么称呼。 洛寒梳的发髻并不是他们常见的样式，张婶没法判断洛寒是个姑娘还是已经嫁人。但如果是闺中女子，怎么可能孤身来怡宁府呢？张婶踌躇间，里面的人听到声音，朝门口走来。谁来了？洛寒回头对来人说：“是隔壁的张婶。”透过半开的门，张婶看到一个男子迎面走来。 张婶呼吸一滞，险些晕过去。天哪！我真的不是在做梦吗？不，我就算做梦，也想象不出这么好看的人呐。林青霄看到张婶微微点头。张夫人，至于这个“婶”字儿，她是不会叫的。论年纪，林青霄不知道要比张婶大多少。 洛寒见张婶说不出话的样子，主动解释说：“这是我夫君林清霄，我们刚搬来，以后还有劳张婶照应。”张婶忙不迭地应下：“好，好，好。”张婶说这话时都不敢看林青霄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明明面前两人容貌一样出众，都是美丽不接地气的类型，但是张婶就是觉得洛寒好接触许多。 也不知道这位郎君到底是什么身份，张婶在林青霄面前连气儿都不敢喘。洛寒本就是来解决河流枯竭一事，难得遇到本地人，洛寒没有放过机会询问道：“张婶，我看街上人烟稀少，生意萧条，这里是怎么了？”说到这里，张婶也叹了口气：“哎，还不是因为怡河的事儿。” 我们这一代都是靠沂河吃饭。本来，沂宁府占据地利，水路通畅，是一等一的繁华地儿。但是从三年前起，沂河水位越来越低，等到了今年，都完全断流了。沂宁府的命脉大受打击。不过，沂宁府还算好的，至少城里人多少都有积蓄。 勒紧腰带还能过日子，外面村子、城镇里的人儿才是真正的走投无路呢。和洛涵在祭天岛文里看到的一样，洛涵又问：“颐和为何会断流呢？”哎，不知道。张婶摇头，满脸哀容。知府派人去上游找过原因，但是没一个人回来。 后来知府试过请大仙来做法，请和尚来念经，但是都一无所获。前段时间知府实在没办法了，就做了道场祭天，希望上天开恩呢，解决夷宁府的灾厄。要我说啊，知府也是忙昏了头，竟然寄希望于天道，哼，大师都解决不了，天上的人。 怎么可能听得到呢？这句话把林清霄和洛寒都骂了进去。洛寒不置可否，说：“这谁知道呢？尝试总好过坐以待毙。”洛寒说完，怼了怼林清霄说：“你不是要去看银河吗？快去吧，别杵在这里，我话都不好问了。”林清霄悠悠看了洛寒一眼，他身为天帝。 在洛寒这里饱受嫌弃，洛寒继续对他使眼色，示意他赶快走，不要耽误他办事儿。林青霄不情不愿的去城外查看地形，顺便查找颐河断流的根源。等林青霄走后，张婶儿才敢说话：“两位真是郎才女貌，佳偶天成，夫人和郎君以后就一直住在这里了。”我也不知。 我们这次来是有事在身，至于住多久，我也说不好。张婶十分惊讶：“你们不是定居，那为什么花这么大价钱买宅子？租赁一个不是更好吗？”洛寒夜也很想吐槽：“是他非要买，也不知道他这是什么毛病。明明只住一次，以后他们多半不会再来怡宁府了。租赁院子或者住客栈，性价比更高。” 可是林青霄就是要买下来，可能这就是有钱人的恶习吧。张婶不知道该说什么，越发笃定面前这两人来历不凡。张婶怀着好奇问：“小夫人，您和郎君刚成婚吧？”洛寒一怔，奇道：“不是，我们已经成婚很久了。”张婶为什么这样问？张婶有些不好意思说：“嗨。” 我见郎君对您体贴备至，连走的时候都恋恋不舍，还以为你们新婚燕尔呢。夫人和郎君都年轻，实在看不出来你们已经成婚许久了。洛寒笑而不语，心想：真论起年纪，他和林青霄恐怕能把张婶吓一大跳。张婶打开了八卦的盒子之后的话就越发顺畅了。 你们成亲几年了？这个洛寒没法说，只能含糊说：“嗯，有些年了，有些年了呀。”张婶喃喃的问：“孩子多大了？”洛寒一怔：“孩子？”张婶一看洛寒的表情，就知道他们夫妻还没有孩子。张婶啧了一声，苦口婆心的说：“哎呦，夫人呐，不是我多管闲事儿。” 而是这种事情啊，赶早不赶晚，趁你们两人年轻，赶紧要孩子，要不然呐，等年纪大了，身体和精力都跟不上。你们两人这么好看，生出来的孩子得漂亮成什么样？你们俩要是不要孩子，那就太浪费了。洛寒尴尬了，天界没人敢催，他实在没想到，竟然会在这里被催生孩子。 洛寒对这件事情一直抱着顺其自然的态度。龙族出生率高，是多亏了其他种族的衬托。实际上，有的是龙族夫妻千万载难求子嗣，而神族孕育后代一直艰难。那么多神灵，唯有女娲成功了。可是女娲的后代也不再是神，一代代传下去，到了如今，女娲后人也十分稀薄。 全天界都在为了子嗣犯愁，所以风雨家怀孕，才成了全鸟族不折不扣的盛事。洛寒也不好说，只能尴尬点头。多谢。张婶给洛寒传授了一会儿育儿经，甚至还要给洛寒分享生子秘方，被洛寒不动声色的推了出去。张婶还要去买米，她眼看没时间了，才遗憾离开了。各位小耳朵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动动手指，点点订阅和分享，下集更精彩哦。